第二十课，路上的风景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，第一到五题判断对错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。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一。 各位乘客，你们好，感谢大家乘坐本次航班。我们为您准备了饮料和小吃，请您在座位上等一下，工作人员会送到您身边。他们在火车上。二。 大家干得非常好，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任务。感谢大家这几个月来的努力工作。好，现在我代表公司祝贺大家顺利完成任务。大家受到了表扬。三。 我打算去云南玩，听说那边四季如春，不仅风景美，而且当地少数民族都非常热情，相信这个暑假会十分有趣。他暑假想去云南旅行。四。给。 这是家里大门的钥匙，你和你姐一人一把。这把小的是你房间的，拿好了，别弄丢了。大门钥匙只有一把。五，在加油站。 或者离加油站很近的地方抽烟、打手机是很危险的，因此法律规定加油站禁止抽烟和使用手机。加油站不允许打手机。